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六十九集。洛涵看着林青霄，心里不知为何微微一凉。林青霄对他非常纵容，过去的林青霄就不说了。 就连现在的他，对他也日渐偏纵。他不知道这些变化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似乎在他意识到的时候，林青霄就已经变了。洛寒忽然沉默，过了一会儿，他低声说：“如今上古禁术已经解决，战后如何分配是你的事情，我任务已了，应该回去了。”林青霄手指正在整理洛寒的碎头发。 听到洛寒的话，他的手猛地停住，很快又恢复常态。他将洛寒的碎发整理好，说：“你现在还在养病，再大的事情也没有你的身体重要。你安心休养，剩下的事情等养好了再谈。”洛寒想起刚才的梦境，总觉得十分不安。禁魂死前那句话给洛寒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。 洛寒想都不敢想，禁魂画中的他到底是谁？但是林清霄扶着他躺下，动作虽然和缓，却总有种不容置喙的意味。洛寒顺着他的力道躺回床铺，心想：身体才是一切的本钱，无论如何都先把病养好了。药中有助眠的成分，林清霄将洛寒安置好，没过多久，洛寒就困了。 他眼皮越来越重，眼前的人化成重影，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。他头束银冠，身穿衮服，坐在床边，挺拔又从容，带着一种沉静的压迫感。林青宵感觉到洛寒在看他，俯身拉了拉洛寒的被子，低声说：“安心睡吧，有我在。”洛寒总觉得这句话十分耳熟。 似乎什么时候，他也对另一个人说过。洛寒合上眼睛，沉睡过去。林清霄等洛寒睡安稳后，将他歪向一边的脸颊放正，在他身边施了几个静音诀，就轻轻离开床榻。林清霄走出内室后，外面的人已经跪了一地。仙娥见林清霄出来，深深低头：“陛下，陛下，好生照顾天道。” 任何人不得打搅他休息。林青霄大步从侍从中走过，仙娥们垂着眼睛，只能看到林青霄纤尘不染的衣角从眼前一闪而过，衣摆上绣着山川日月，庄重古朴，威压逼人。仙娥们不敢抬头，听林青霄说：“他若醒来，立刻前来禀报。”是。林青霄已经走到门口，忽然停下。 殿内外的人一起静默，场中落针可闻。仙娥们提心吊胆等了许久，门口才终于传来声音。天道为了六界大局受了重伤，急需静养。日后，尔等不得拿琐事打扰天道养病。若有人明知故犯，被本尊知道，一律打入天牢。殿内的侍女，殿外的侍卫，齐齐惊心。 他们不敢细想天帝这道命令是想做什么，连忙低头行礼。属下遵命。殿内外全是恭敬的应诺声。林清霄迈出殿门，瞬间进入明灿的阳光中。林清霄走出崇光殿后，守在外面的天宇等人立刻跟上。天宇星君揣摩着林清霄的脸色，试探地说：“陛下，魔界的回复送来了，他们说什么？” 天羽星君微微顿了顿，说：“魔界说，如果这是陛下的意思，他们愿意听从。”林青霄伸手，天羽星君立刻把原文送上。林青霄打开，扫了一眼，唇边轻嘲：“ <laughs> 他们倒是乖觉。”信笺上赫然是天界的公文，魔界派人送来求和信，天界很快回信，天帝同意停战。 但前提是，魔界要将魔尊叶重玉送到天界，听凭天地发落。这对任何一个政体来说都是奇耻大辱。只听过战败方割地赔款、献至子，却从没听过败者将自己的最高首领送向敌方。这不光是对魔尊的侮辱，更是对整个魔界的侮辱。可是失败者从来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。 魔界争论了一天一夜，最后，魔域诸王在天宫送来的极其嚣张的公文上，一一盖了自己的印章。魔尊死了可以重选，但是魔界没了，他们都得跟着完蛋。林清霄看完后，就将这份信函抛过，仿佛天界史无前例的献福荣耀，在他眼里不过一份寻常的公文。林清霄问：“妖界呢？”妖界。 早就吓破了胆。您给魔界的回信送出去后，妖界得知，立刻一拥而上，将红莲妖王处死。如今，红莲妖王的原型已经送到边境，听候陛下发落。仙魔大战，妖界作为墙头草掺和了一脚，不幸的是还失败了。妖界本就四分五裂，仙族大胜的消息传来后，妖界各妖王惴惴不安，生怕被林青霄报复。 然而，天界并没有把妖界当回事儿。天界和魔界谈判，压根没有理会妖界。大妖们更加心惊胆战。等打听到最新的消息后，天界还没说什么，妖界自己就急吼吼杀死了红莲妖王，送到天界来邀功，意图讨好林青霄。林青霄不至一死，说：“仙界是天下至清至洁之地，不收污浊之物，把红莲妖王的尸骨退回去。” 让他们自己处理吧。是，天宇星君恭敬应是。他禀报完后，下一个星君立刻上前禀告其他事务，请林青霄拿主意。天宇星君被人挤到后面，他抬头飞快望了眼最前方的人。林青霄穿着天地服饰，尊贵与清雅在他身上完美融合，有君威，也有艳色。 上一任天帝性情温和，施行仁政，天界各地安安稳稳，但是不免滋生许多脓疮暗流。林清霄继位后，一改先帝温和的作风，雷厉风行，强权铁腕，以强硬的姿态割掉了仙界各个地方的毒瘤，很快就将天界收拾得上下一心。他是仙界历史上最年轻的天帝，同样也是历史上作为最大的一个。 纵观历史，除了第一人天地素宗室再没有人在对魔战争中取得这么大的成就。林青霄在战争中重创魔族，大战那天他可以杀了叶崇玉，但是他没有，而是等叶崇玉回到昊苍城后，不紧不慢，逼着魔界将叶崇玉主动献上。林青霄也没有对妖界说任何话。 是妖界听到风声，自己就忙不迭杀了和林青霄作对的红莲妖王。林青霄让魔界献上魔尊，看起来只是个普通的献俘活动，可是这背后的象征意义非常深远。林青霄此举无异于昭告天下，魔界不配和天界相提并论。天界写一封信，魔界就乖乖将自己的君主献上。 以后魔尊还有什么资格和天帝平起平坐呀？至于妖界，那就是顺带的。林清霄收拾魔界的，同时顺便踢一脚魔界的狗罢了。他的功绩远超历届天帝，折辱魔界，打压妖界，加强对名人二界的控制，无形中让天帝成为六界至尊。现如今可以说，除了神界，六界都入林清霄之手。 或许等林清霄和洛寒成婚后，神界也是他的。如今天宫人人皆知，陛下和天道交往甚密，天道正在大罗天养病，等病好了，便该举办大婚了。天宇星君不得不承认，这是一个强大的帝王，同时这也是一个可怕的人。洛寒度过了好几天吃了就睡，睡了再吃的日子，他在崇光殿养病。 一醒来就能看到林青霄，林青霄陪他喝药或者用膳，过一会儿他困了，林青霄再哄他睡觉。几天下来，洛寒连时间概念都不太明确了。但不是他醒来的每一次，林青霄都在。洛寒感觉到林青霄应当很忙，有时候他醒来很久，林青霄才会从外面进来。 他陪他喝药时，洛寒能感应到外面站了许多人等他。今日就是如此。洛寒醒来，简单沐浴，换了身衣服。林青霄还没有出现，洛寒有些无聊地倚在榻上。这时候，他突然意识到，这段时间他好像只见过林青霄。洛寒后背一凉，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诡异气息。事情不该如此发展。 即便情侣感情再好，每天腻在一起又说不完的话，也不该完全丧失自己的社交圈。然而，洛寒想了想，发现他在这个时空没有相熟的人，他所有的朋友、伙伴都留在另一条时间线上，在这里没有人认识的，只除了林清宵。然而，林清宵也并不是和他同生共死、一同成长的伴侣。 他一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是个强大的帝王。洛寒无比明确地意识到，他要回去。然而，他同样很明确，林青霄已经知道了。洛寒不知道他知道了多少，他甚至不知道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端倪。洛寒只知道林青霄现在好像不太愿意放人，真是让人头痛。洛寒光想想就很绝望。 他叫来仙娥问：“现在是什么时辰？”回洛姑娘，有时了。都有时了。大罗天天层高，窗外永远是一成不变的长风流云，时常让人模糊时间的概念。洛寒又问：“你们陛下呢？”仙娥左右对视，声音明显低下去：“陛下正在玉清宫议事，什么时候结束？” 这，仙娥们露出为难之色。我等位卑言轻，不敢妄议陛下行踪。行吧。洛寒换了个问题：最近仙魔议和怎么样了？六界有什么动向？奴家不知。那仙界最近在忙什么？这么长时间过去，我都没见过其他人。到底有什么事情能让他们这么忙？你们不知道六界的事，仙界的动向。 你们总该知道吧？仙娥低着头，大气儿都不敢出。天道恕罪，奴家不知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